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徐老师现在也越来越时尚哈，不仅是围上了围巾，而且你看，用用他这个套你看，你看套，你看，哎，这是谁？这梦露是吧？哎，富兰克林，你这哎，这就是咱们说的笑话的世界两大素材啊，这个性与政治啊，你就是这个，对啊，你比如说像现在乌克兰他们新上台这个临时政府啊。 他们不就要求了，比如说几个国家对他们做一些紧急的贷款跟援助吗？就这玩意儿。对啊，然后在其中一个是要求中国， <laughs> 梦露没给啊， <laughs> 给梦露行。他不是有一个女的总理吗？ <laughs> 就这个玩意儿。哎，可以看看，可以看看，这个也有梦露这科目的这次，好像是有有有有。他现在出来，你看他们的这个嘉年华会就是这样。死了几十个人呢。对，是一场悲剧了。当然有的时候，我们快看看下面，下面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是燃烧瓶，燃烧瓶。 这这个这个这这这几天，你再看下边，这是他们做的一个拼合的图，就是和平的时候和现在闹起来了，这同一个广场，哎，其实你看乌克兰也是很有文明古迹的一个地方啊。当然，你这你再看下边，哎，你看这个乌克兰美女寂寞申科，对吧？寂寞的申科做她美美女的时候是这个样，对对对，在在监狱里度过了寂寞的申科，现在已经五十三岁，你再看她下边。 啊，你看，这个女人长老了呀，她也是有另一番嗯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个列宁，一尊又一尊的这个列宁像被打倒。你再看下边，啊，哎呦， <laughs> 摔得再更惨点嘛。然后在下边，这是谁呀？ 普京的那个部队，呃，不是普京的过去的单位，嗯，呃，克格勃，克格勃的雕像，嗯，你看，哎，你得想到现在乌克兰还有这种克格勃的这种这种，有啊，当当然啊，啊，以前留下来的嘛，哎，其实因为，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介入的机会啊？就其实是有的，嗯，因为，中国当然我们说反介入，什么叫反介入？ <laughs> 就本本来中国人家就在等着看中国会不会介入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就是这个雅克诺维奇、雅诺克维奇，就是他们现在跑掉不晓得到哪里去的。他就是黄黄金马桶的这个对，黄金马桶。他最后一个出访的外国就是中国嘛？大家忘了吗？真的吗？你忘了？就上个月啊，前前个月才来过中国。哎文道真是关心国际见过见过习近平啊，而且中国对他提出了一个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，你知不知不知道？就是。 呃，它本身呢是没有核武器，但是呢，它跟中国签了一个协议，这个协议某个程度上很奇特的，等于中国把乌克兰纳入了中国的核保护伞，啊，就万一它遇到核武器攻击的时候，中国是能够向它提供安全保障。 就你知道，中国给他这个待遇是非常奇特的，所以全世界当时都在关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连朝鲜都没跟我们签这个，朝鲜要弄核武，他自个要造， <laughs> 就是我们中国从来没答应他，就是说你你遇到核武器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来保护你没有。但是我们保护一个跟我们隔了十万八千里的乌克兰，那你你因为为什么呢？其实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是很复杂、很很特殊的，因为你不要忘了辽宁号是谁造的。 对，那是乌克兰的航空母舰嘛，瓦良格嘛，瓦良格，对啊，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的航空母舰，对啊，而乌克兰的军工业是仅在东欧阵营仅次于俄罗斯的，我们现在很多军工产业从他那来，而乌克兰有很好的农业基础，将来中国要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，现在很多时候希望将来是依靠乌克兰。 然后，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个欧亚的新思路，比如说这个油怎么过来，天然气怎么过来，中国都很希望能够乌克兰作为我们在东欧的一个一个一个基地，一个基础啊。所以中国在这里面的角色相当吃重。所以在这场事里面，大家关注的都是俄罗斯啊、欧盟啊或者美国中情局啊。但是其实他们那边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中国在这件事上会说些什么，会干些什么。直接影响的是就是军火工业。 对啊，中国的军火工业跟它是有联系。他当初脱离苏联的时候，他本来的军火工业非常强，结果很多苏联的原子弹都在他那边，所以他一出苏联，一一脱离苏联，他就宣布弃核，就是我放弃所有的核工业，就把这些东西都封存啊，或者运到别的地方去啊什么。因为你只有弃核，你才。 你才可以保障你的安全嘛？你说我不生产了嘛？嗯，但是他的很多军火东西对中国是是是有用，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跟奥运会还有关系。哎，他们说你现在这个徐老师是体育迷啊，是啊，这索契冬奥会说你天天在微博上就这个就这个黄金马桶的总统啊，嗯，他参加了开幕式，对。 我们现在还在看闭幕式啊，他参加开幕式，开幕式开幕式的时候他就不式了， <laughs> 现在已经逃到老家去了。开幕式开完了以后才赶回去应付这个危机。事情是要讲回到上次在北京奥运会，在北京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乌克兰的情况啊，你是要回回到北京奥运会。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还记得吧？小布什坐在前面，普京坐在后面，他们距离非常近。 嗯，他们的位置很窄，我们当时还议论过嘛，哪像我们的几常委一样坐得很宽嘛？他们位置很窄，他们距离很近，可是这个决战于千里之外啊，就在那里笑嘻嘻的看这个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林茂可的时候，普京就调动兵打那个格鲁吉亚。对对对对。那为什么要打格鲁吉亚呢？就是因为小布什冒进，对，要把格鲁吉亚跟乌克兰、纳金、t o 对。 要把他们变成北约的成员国，嗯，然后这个普京也真厉害，他们在那里笑嘻嘻的看体育比赛，坦克就哒哒的。所以现在退了，你看这一次欧盟就相对来说的策略就完全变了。你看这个局势虽然是倾向西方的，可他没有说什么要他连进入欧盟他都列了很多很多条件。你五月选出总统再说，你要答应什么什么什么再说。所以这次西方啊，你看那个奥巴马的策略跟。 小布什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普京不会容忍一个北约国家在他门口，就是包括这个有些底线就是不能进北约。但是能不能进欧盟呢？是可以谈的，要经过他们。对，这是可以谈的。现在他们这个广场上的人喊出来的口号，似乎，哎，我发现广场上喊的口号啊，往往都是说我们要加入西方， <laughs> 对吧？就是他要觉得加入就变成欧洲共同体的一员。可是实际上， <clears throat> 哎，你要说反分裂。 我觉得中国不好比，中国跟他们情况很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对它反分裂吧，可是这个国家的组成，要照我看来就是分裂的，因为它东边一半都是说俄语的，跟俄罗斯好，对吧？西边这一半呢？ 又是跟着波兰，跟着这个西方，哎，那么这两边本身就不一样，甚至他那个前一阵他们还表决呢，就是说我们东边的这个这一块啊，俄语要作为官方语言，最后好像是没通过还是通过，但是这就说明啊，没通过，他本身就跟跟那头呃签，这边是跟西边签，而且还不要忘了还有另一块啊，就他讲俄语的部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嘛，就以前打仗打起来很有名的叫克里米亚。 克里米亚这个大半岛很重要的地方，为什么它重要？现在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还在那儿，那个基地，黑海舰队就在那儿。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地方，除了表面上看都讲俄语的，其实不是。那个地方的原居民是什么？是鞑靼人，就当年咱蒙古人对鞑靼蒙古人去建立汉国的后代。 他们才是住那个地方住的最久的人，俄罗斯人是很后来的嘛。我们知道，其实是斯大林时期大量的俄罗斯移民移进去嘛，嗯嗯嗯。所以那边的鞑靼人呢，其实人也也不少，也百分之十几二十的。他们也威胁了，说如果你们这边说俄语的说要独立，我们也独立。 <laughs> 就是说，在你讲俄语的这块里面，有一块鞑靼人多的地方，他们说你们要独立，我们就独立，所以很复杂。而且这个实际上，要不说这个，你看。 中国人最明白，就说经济最要紧。嗯，他这个现在根本上啊是个亟待援助的国家。嗯，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的。一个就是说，你看，呃，俄罗斯本来说要援助你一百呃二十亿还是一百多少亿美元，然后呢，你这一闹就说那我先看看你是哪头的，你不认我是老大，我未必援助你。欧盟那边呢也是这样，也是答应得给多少欧元的这个。 贷款救他的这个经济，我一看乌克兰，乌克兰在我心目中是很牛的国家呀。嗯。可是我一看在世界上这个排位啊，排一百，排一百多名啊，真够这个低下太烂了，搞得太烂了。为什么搞经济搞得这么差呢？这个国家拥有那么好的天然资源，对，它原来可以作为整个欧洲的粮仓，它有很好的重工业基础。 就在苏联解体之后，就在这帮人上毁成这个样子，你从来没搞好过。所以有时候美女啊不能当政， <laughs> 她可以当后宫， <laughs> 是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听说这次啊，这个中国狗仔队也参与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报道，我可以给你看看他们发来的。你看看，先是一个谁，这位美女叫二十四岁的莉莉亚。 他是一名广场的抗议者，然后他在广场跟他朋友打电话，可能让他朋友打他的号码，他就大声喊了两遍。你就可以看见示威群众，你再看下一张和这个警察的关系。他你看他就挡在这个盾牌前面。他喊他电话号码的时候啊，旁边一个防暴警察听见了，防暴警察就记下了他的电话，然后防暴警察呢就跟他求爱，然后你看下边据说俩人就好了。你看这个防暴警察要求狗仔队保护他的隐私。 就是广场上的爱情发生了，这是记者采访的，是记者 <laughs> 报道的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有一种知识分子哈，呃，对。 群众广场上闹事儿啊，呃，一向没有好印象，认为不是专门有一本书嘛，就说群众啊，很多这种就是乌合之众，没错，他们就是一群情绪，搞来搞去，他们不懂什么政治，对吗？好，咱不说这个观点对与不对啊，我就说这个，就像刚才说的季莫申科，你刚才说季莫申科很糟糕，国家经济搞不好他就有责任，但是现在他出来。 成了这个悲情英雄，这家伙他要竞选总统了，说不定这女的又当总统了。嗯，那么，所以说群众真的是可以很盲目的。你比如说像这些，我我不是说这个群众，呃，说什么一个知识分子观点批评群众，但是你就看乌克兰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。记不记得那天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号这个事，简直是可以拍电影的嘛，很戏剧性。嗯。二十一号的时候还说了俄罗斯、欧盟，然后乌克兰的反对派。 连逃亡总统，大家都谈好了，有协议了，对不对？二十二号凌晨，总统跑了，就忽然就政变，了。是那几个小时，六七个小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是这样的，反对派的几个领袖把谈妥了的协议拿到广场上向群众公布，然后被群众喝倒彩啊！不要不要，好换一个领袖，他反对派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反对派领袖好几个，轮着来几个领袖。 都被贺道才全被全都被群众要的是美女，群众群众要的就是要把他干掉。 <laughs> 那为什么呢？其实我搞清楚这帮群众是什么人， <laughs> 这帮群众不是一般群众，这帮群众是一些极很多广场上人是一帮极右派的民族主义者。这帮极右派民族主义者里面有很多人过去是特种部队。 是军人参加个阿富汗战争哦，怪不得他们的头儿是个拳击世界拳王， <laughs> 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而且是有这个后勤力量，然后组织百人队制造燃烧弹，所以就算对着现在那些正规军啊，他们是游刃有余，他们死的人算少，你要知道，他们对付正规军很厉害的，而且他们还有民兵组织啊，真要能干仗的话，他们是能打内战的，是一帮这样的人非常狂热。 这种人他们想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把俄罗斯人全赶跑，但是这是非常不现实。我们说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占了整个乌克兰三四成、四成多的人口，你怎么可能说我们将来这个乌克兰要把这些人全赶跑呢？不是，他已经疯狂到这个程度，而且他太依赖俄罗斯老大哥了，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天然气啊，这个俄罗斯都是就是。 过去很低廉的价格嘛，现在那个谁呀，梅德韦杰夫啊，嗯，就那意思都话里话外都透出来了，说到时候我们就提价，一提价你经济就垮台，本来就是，对，你比如说他们说要加入欧盟。 哎，欧盟没给什么好处啊，其实欧盟自身难保了，而且他要加入欧盟，欧盟给不了他什么，就因为自身难保。但俄罗斯给他的那个好处是实打实的，实打实的。所以他们现在说要选择加入欧盟，不要俄罗斯，那他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，那你接下来经济怎么办？你需要的贷款，你需要的援助从哪来呢？ 所以为什么他们就在期待中国？ <laughs> 中国还有点远交近攻的这意思， <laughs> 是吧？他要是欧盟帮他的话，那是比希腊还要希腊的一个一个一个摊子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但希腊好一点。那我不明白啊，这个为什么欧美好像这个骨子里边还是愿意他加入他们这个？不不不不，那是荆州啊。 这是中国的这个，对啊，它是整个欧亚之间，你看，叫如果是俄罗斯是一方，啊，从战略，西方是一方，它是最在要冲啊。你看最在要冲冲突的地方呢，有几有三个蓝，一个是波兰。 但波兰现在实际上是亲西方了，对，因为波兰吃了俄罗斯太多的苦了，嗯，那么乌克兰也是啊，虽虽然这个他也吃了德国的苦，但是波兰现在的波兰领土相当一部分是德国的领土，嗯，他已经占尽了那方面的便宜了，把德东德挖掉很多了，所以现在的波兰基本上亲西方，芬兰就是中立的，嗯，芬我觉得将来乌克兰最好的模式就是芬兰模式。 嗯，就是说，在普京的容忍的底线下，得到西方的一些好处，但是在政治上一定要采取不结盟，就芬兰模式是乌克兰的，就是这个三个兰啊，现在这个乌克兰地方又大，而且他正好碰到一个什么时候？碰到一个俄罗斯在重整复兴的时候，嗯，俄罗斯现在不是。 不是前些年是在网衰自己搞不定的时候，现在的是你看那个冬冬奥会就看得出来。对对对。现在普京权力权力又在他不是在他非常坏的时候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要把它变成两个双方都不愿意，我觉得非常困难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芬兰啊跟乌克兰不可比，因为芬兰这个国家对乌克对俄罗斯来讲，它的战略地位、资源价值远远不及乌克兰重要。 而芬兰，你说他现在加入欧盟，说只要不加入北约就行了，俄罗斯就能放过他。但其实这个是很不靠谱的，因为芬兰这几年他们还在国会还在讨商量要不要加入北约呢。他们跟瑞典都这样。你今天答应说不加入北约，我怎么知道将来？所以我觉得其实长期而言，欧盟在这件事上是很难斗得过俄罗斯的。就说很简单嘛，道理。你跟美国，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地方比较亲西方一点。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想他加入呢？他真想加入的时候，你得给他多少实的东西？这时候你又开始算了，那按这个计算机好像不太划算。俄罗斯不一样，俄罗斯是为了要保住这块地方，不惜一切，不惜一切。你双方这么来摊牌的时候，你斗不过俄罗斯的。哎呦，那你说这事情会军事化吗？到最后？ 我觉得不太会，应该觉得不会。而且不是说民主，我今天看见《环球时报》还嘲笑呢，就说是啊，说乌克兰，你说你看你搞民主搞搞搞成什么样子？就是说人民普遍感觉啊，是就说等不及。您的意思，比如说西方的人呢，他有这个民主传统啊，觉得你这个总统不好，我可以忍你四年，对吧？再选掉你就是了。但是就乌克兰的情况是，他这暴脾气，你知道吧？他当时就是说明明他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。 但是你看这几次什么颜色革命啊，嗯，这这个推倒那个，那个推倒这个，没一次是通过正常民主程序来，来来换人的。但是他广场政治啊，你仔细发现他也非常有意思啊。为什么那个马黄金马桶的总统最后要跑？是因为他的议会罢免了他，嗯，就是说你看似前面广场上这些人吵吵吵，但是他的法律程序是他旁边这个议会，没错，这个议会高于总统。所以我现在发现。 东方，你看，我这今我今天看新闻又看泰国，我就发现东方搞民主啊，往往会伴以出现一个广场民主，广场民主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啊，你看泰国也是这样，这是表象，广场民主好像很像他们的广场民主，嗯，但是的区别是在他们的广场民广场旁边就是议会大厦、法院。 对不对？他总有，然后总统府那里几个，但是最后广场民主要影响到这个议会大厦，这个才是最高的。可是东方呢？你无论是泰国、日本，更更不像台湾，别呃，台湾不是国家了哎。但是它最高的不是这个议会大厦，你你你看泰国，它它最后有泰王啊，日本有天皇，它的广场上吵到最后是诉诸于皇。但是你看，你记得当年俄罗斯吗？ 叶利钦就站在坦克上啊，炮打议会大厦了，是吧？是但是去。但是他还是炮打，还是承认这个议会大厦的权威啊？枪枪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你刚才讲《环球时报》那种讲法是一种典型的《环球时报》言论， <laughs> 基本上就是故意的抹去了很多最重要的条件，就泛泛而谈民主为什么不好，民主有什么问题？他忽略了什么东西呢？第一， <coughs>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今天乌克兰他们广场上面的群众。 是一有主要的构成是一群极端的极右翼的种族主义者、民族主义者，在这么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底下，你所有不要讲民主，所有合理的政治程序都很难建立。假如他真的这么讨厌乌克兰现在的局势，《环球时报》就应该放弃再鼓吹狂热的民族主义。第二。 这个民族主义能够烧得起来，这股狂热的反政府情绪能够烧成这么厉害，搞到这个局面，其中一个关键的地方是因为政府开枪。嗯，你政府开枪镇压人民，杀害自己的人民，这是犯天条，是到了这一步开始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这个亚努这先跑了的这位叫什么呢？他他还是不够怎么说呢？叫咱们说啊，他不够狠。 就他对这个这个统这对统治对军队的统治啊，看来还是有问题。因为哎，过去美国都开过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开枪就干到底，对吗？要真是独夫民，埃及这样是吧？像埃及杀的够多。对，他的这这头开两枪，人跑了，这本身军队不听话了。对呀，他本身你对他他他对军队的控制就有问题。互动关系，群众在这里，议会表决，但是。 军队的态度当然是决定性的，然后他占领了传媒，对，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吊诡的情况，就是他们的军队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军队跟人民关系很像，那那边都是乡亲父老，是叫我开枪。